锵锵三人行，这个世界杯已经过去了哈。著名的马后炮节目，现在推出世界杯专题节目。而且我觉得你马后炮的很离谱，啊，我。 我这个你还穿黄衣服干嘛？这巴西都已经……你你你算什么回事？这什么回事啊？你是在这耻辱的衣服？我这鞋，我这鞋，我就觉得我今天头一回穿着这个什么超短裤 <laughs> 上来，哎，厉害厉害！不是，我是为了迎接你们俩露一腿，露一腿！迎接我们什么？我们才不支持 <laughs> 巴西为了你们俩露出腿，我就说， <laughs> 因为因为世界杯这么长时间，咱们节目唯一的俩真球迷到今天才凑齐，是吧？你们俩才。 来，其实这个是为了你们俩，嗯，所以我们要聊聊这个照顾我们世界杯，照顾我们感情。为了我们啊，看了决赛啊，对，真不容易。如果是熬夜看，我聊这个，我靠什么来激发精神？我在面前必须摆着这张纸。哦，美女图。 <laughs> 说德国队的女人美翻了， <laughs> 幸福啊，江山美人都有了。哎， <laughs> 什么标题？我跟你讲，因为我都在香港看的球，所以我没有听见你们讲什么央视的解说。决赛我听了。 段暄同志的解说，我觉得段段暄算说得好的，对吧？是。但是我发现刘建宏更好。这对刘建宏听说是更好。我我到时候。怎么老说反话？我到时候看。没有。我觉得就是说。 他因为说需要即兴说的太多，作为主持人也能理解。所以我发现，即便是基本说的靠谱啊，也难免会有屁话。 <laughs> 为什么？就最后颁奖的时候，德国队这些太太女友们上来，我听见大概意思说了句什么，我就给笑笑，我不知道好笑哭笑不得。他说这个。 呃，这个什么太太们在拥抱哈，他说德国队的队员们心里肯定在想，美人啊，没有你，一切的胜利还有什么意义？我这就叫屁话，你哈哈。这这。对，你要明白，他要填满每一个空格嘛。对对对对，看到电视镜都播着女的了。 那他总不能给你来一段德国的女人美翻了，这就不叫央视了吧？央视要有央视的腔调嘛？你懂吗？正面正能量，宣传家庭价值观，是吧？外面的功功利啊，都是浮云。然后他总不能说，你看德国的女人胸部还是比较发达的，各位观众，这就不叫央视，这是我我作为主持人，我很能理解。你们不知道那么大段的这个直播的时间，你知道吧？没话找话说，一个人呐，我不定说过多少屁话呢？就是，就就是他有时候会倒不过来，知道吗？ 但是也得说，就于是就美人啊，就这了。但是咱们可以看看美人啊，这也是我感兴趣的。来看一下，这这德国球员这个格策的女友，哎，我一看到这个画面，我脑子里想第一个念头竟然是他大概很快就要换了，为什么？火了，火了！现在在德国民族英雄，我也火了，就有吧。你我跟你讲，像罗本。 荷兰的罗本，嗯，荷兰的罗本那个太太，他是在一起中学谈恋爱到现在，对，以火了多久？所以罗本拿不了冠军嘛？ <laughs> 所以你想想，你再看下边德国其他的这个。看罗本就想起文道头型像。哎，全世界踢足球的， <laughs> 其实这一点上，中国球星唯有 <coughs> 这一点跟全世界看齐，就是都爱找这个美妞啊！一般的，你看这种这德国的，你看美妞你看再看下边。 这个，哎，这也你看亲的，他太太把厄齐尔亲成这个样子，是吧？厄齐尔心里也在想，深情，嗯，深情啊。那你再看下边，啊，这些球员们的太太到最后都去拥抱这个勒夫，对，他们的这个教练，哈。 这个啊，乐福这真的是大工程啊，大工程，大工程啊，德国的，全部女友送给他都值是吗？ <laughs> <laughs> 国家英雄啊，你看，国家英雄， <laughs> 怎么我们看球，你到底在看什么？我们看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看看球咯，看看球，这帮太太团啊，多得意啊，多开心呐，对吧？啊，充分满足了，嗯，他们的这个，嗯，我们能看看。 全是千万富翁。 <laughs> 好，你这现在没有了，就不看了。没了啊，不看了，不看了。好，说说吧，说说吧。哎，两位真情，两位真真球迷。文文文道还没讲过呢。你你你整个这届世界杯，哎，你说最后决赛，嗯，我发现呢，外行反而还有说这个不精彩，嗯，但是好像内行非常精彩，很精彩。我觉得非常精彩。我我其实很难想到一个决赛会这么打的。 决赛很少不要看比分，嗯，一比零这个比分，但是你比如说像这一场，我们比较一下，之前四强的时候，荷兰对阿根廷，如果那个你说闷，其实我也不觉得闷，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说他闷的话，我觉得情有可原，双方打得很保守，你比起这场。 其实打得非常开放，双方都充分发挥。对，我觉得打得非常好，而且呢，呃，而且我跟你讲，我是从开赛前我就看好德国队，我们的摄影工作人员大家都能够做见证。当时大家问我，这个我看好哪一队？我很早一开头我就看好德国队，我觉得真该德国队赢了。他这十几年下来，你看着这一群人，像小猪之间，你看他第三届。 是一届比一届成熟，而且德国是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那那那个决心很厉害啊！哎，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嗯，好像很多人对阿根廷有感情，那中就是哎，尤其是中国球迷，我就发现身边的啊，很多人会难过，就觉得，因为这其实跟梅西关系也很大，就觉得。 好像你看见所有的文学铺排都是阿根廷啊，潘帕斯的雄鹰，然后他总是有一丝忧郁，这种忧郁让他美美的。这是中国大陆报纸这样报的，人家很少什么老来德国战车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人家不会这么讲。那个不过我我的纠结是我特别喜欢梅西，但我也喜欢德国队。我发一条微博就是这样，我欣赏德国队，对，那我喜欢梅西就是这样说实在话哈，最后一分钟。 一百二十三分钟的时候，梅西有一个任意球，那球这种球啊，他平常踢啊， <coughs> 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踢一个邮票球。对，只要这球一比一打平，后来踢点球，那就真难说。对，说实在话，这世界哈，当然了，我同意文道说，这个从实力上来讲，德国是赢的是是实让人服服心服口服。要是梅西赢了呢，那就是奇迹。 要是德国赢了，那是常理，就是对不对？就样。但是巨星就是造奇迹的人嘛。如果他这个时候能造个奇迹，那他就梦就完成了，他就登上了贝利、马拉多纳这个级别了。嗯，他就差那么一口气，最后那个球踢飞了，他自己都笑了。 就是就是没这个命，不就没这个命？好好好好几次啊，他还有一次这个，按说就是梅西不该不进的这个球，就是他那个这个左脚推射那个。对他有一个那个这个啪，那感觉平常他肯定就进了。我觉得各种状态啊，什么，因为我们要注意梅西在阿根廷踢的时候跟在巴萨很不一样，在哪？虽然这一届大家都说哎他状态踢起来在世界杯，因为你很明显看到巴萨。 在下半季的时候，他开始流利，对，很明显了。比如说，我们常看巴萨，就是看到怎么梅西好不见了， <laughs> 他那个不见，人家说他是老了、衰退，其实他在流利准备世界杯。可是呢，在世界杯里面呢，阿根廷这个队啊，他还是要踢得卖力点，因为他后面给他的资源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常常往回跑，他的跑动比其实他的费力的程度比较多，尤其这一场。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觉得以往看他，觉得他一定能。 踢得很顺，甚至能进的球。现在他这个状态不一定的。而且我看这个，就因为现在有了这个高清的这个转播呀，嗯，你过去咱们通常觉得运动员呐，嗯，是这个五大三粗的哈，嗯，其实我现在看这个国际足球的，尤其是到了决赛的时候发展呢，哎呀，精微到外科手术的程度，那当然，就是外科手术。其实为什么就是好像猛一看你觉得会闷？ 就是哎呦踢的那个谨慎呐，你看这个这这这为就不犯规，那真的就是先毫之间。先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个，他们最后打门，你看好几次打门的时候，太小心了，太小心了就放不开了，你知道吗？简直就想非常准的给他稳稳的送进去，但是呢，或者就发力不够，或者就什么就会出这些问题。不过，所以我常常讲，足球是什么？打到这么高水平的足球赛的时候，比的其实是不犯错。 对，而所谓的不犯错是什么呢？是每一个细节，就像一个高科技产品，就你调音响、玩音响发烧友都知道，音响怎么听怎么样好听呢？你喇叭线要怎么样，电源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过滤杂讯，每一个细节，那种调整是调整到耳朵都听不出来，拿仪器来调都调稳了，这个东西就好了。其实足球也是这样。 达到这么高水平的赛事的时候，足球就是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人、每一个步骤都非常精密的把握。可是，好玩的地方，足球魅力就在这。世界上真的是有意外这种事儿的，有意外，有意外的。就现在你知道大家都在计算，足球也是充满计算的。他们现在很多体育课，现像德国就是一个到处都在计算的球队。他比如说计算每一个运动员的脉搏怎么样，跑动到几分钟开始会怎么样。 他计算的非常准确，尤其是打点球的时候啊。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训练守门员的边缘视野，你知道吧？啊。就我们人看东西是有边缘视野的，对不对？他们说守点球，主要是守门员的边缘视野要比正常人宽阔。对。他们专门切尔西就有一种专门仪器来训练那个切赫、切尔西的守门员来做这个事儿。 可是问题是，就让他们多跟马在一块哎，对对对， <laughs> 甚至像苍蝇一样，对对。但是呢，呃，意外，就人生就真的是有意外。你比如说，我觉得你你到国际象棋，电脑能够下赢人，人家说围棋也许将来有一天电脑都能下赢人，那些因为那都是在计算。但是只有足球，你怎么算？对，你怎么去算阳光射下来的角度对球员的视觉的影响？一阵风吹过草地。 又带来什么影响？草皮的湿度会有什么影响？这太多但但但，但我相我还是相信偶然性，就是多种必然性的交叉点。就凡是出现一个意外，出现一个特别情况，它背后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我这次他报纸登了那张图嘛，我就当时很早的时候，小组赛的时候，我就一个一个贴，一个一个贴，全都贴对了。 除了一场没踢对，就是美国对比利时，我是其实帮美国，我踢，当然我心里知道的，其他每一场都踢对，我就不买球而已啊。这只说明最后这虽然很多意外，但是你看最后的实力，我这场这次的这个世界杯最后还是对，就是英文说法 convinced，对吧？对，合理更有说服力，很有说服力。而且你是合合合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啊，这个意外啊都发生在昏昏欲睡的时候啊，就是特别包括这个格策。 你明显觉得这小子啊，就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嗯，你这个就是，而且我发现，不仅是传球给他，不光这场比赛，前几场比赛我具体忘了哪场，好几次都是啊，是在一种啊，有时候全场观众看到了一种有点失神的状态的时候，甚至你觉得场上的球员呐。 也有点模模糊糊的，那是放是因为你熬夜熬到这，你看人家的 <laughs> 是什么？人家是高度计算，不是第一百一十三分钟，就是这个格策进的那个球，就是我说的，那种时候，就是好像谁都没有太注意怎么去进，你看他，你看他的反应，他的第一反应，我觉得他是不是认为这个球会不会？ 算越位还是？偶不偶偶然偶然性不是他一百一十三分钟进球，偶然性是四年 <coughs> 前，西班牙队也是一百一十三分钟，对，因为进了一个关键性的球，一比零决定胜负，这个才叫偶然。两届都是一百一十三分钟啊，这就是命。可是呢，咱们取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啊，你你要说？可是呢，我我在想，就是意外啊。 有时候还真的是会发生，虽然我觉得大致上你都能猜中那个轨迹。比如说什么叫意外，也不一定是意外，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不合理的比赛。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巴西啊，呃，其实我早就觉得他该出去了。比如说他打智利的那一场十六强，其实智利打的比他好， <clears throat> 大家都看得到，但是那一场没办法，到最后点球，点球智利输了。那么由于呢，体育比赛，尤其足球，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觉得打得好的那队居然没有赢，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英文有句话嘛，就英文里面讲讲比赛常常讲 m a d e the better team win，就愿这个更好的球队能够赢。你听起来好像废话，对不对？一场比赛当然最更好的球队会赢，但为什么你还要希望更好的球队赢呢？那是因为真的有时候不是更好的球队赢。那么，所以这个就寄托了我们人类的一个非常伟大的理想。 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太容易得到。嗯，现实当中我们都希望是更好的、更强的人，更有聪明、更有才华的人会会得到更高的荣誉。恰恰有时候不是这样。恰恰不是很多怀才不遇。大部分人对大部分人不是，所以大家把这个梦想寄托在足球嘛，交给足球。没想到足球也怀才不遇啊！对，但就是因为他跟他有相似性啊，所以大家要是要是武武侠片。 要是一个武打片，他他设计好一定赢的，那没有那么好玩你你说的这个就比较雅了，但是我这次看呢，我再次感觉到足球真的是世界第一运动。嗯，为什么哎，我这次明白了。嗯，就是他，我觉得 NBA 啊这种篮球永远不能代替足球的地位，因为什么？他 <coughs> 这个他这个环境，你看到没有？ 这个你看，篮球馆是有房顶的，是这个整个足球场的环境，实际上是人类在几千年间没有断罗马的罗马的这个斗兽场。你知道这个这这完全是一种现代文明，而且这次我又一次的感觉到，其实足球这种运动非常暴力。你看为什么比赛完了就阿根廷就烧车了，骚乱了。 巴西就骚乱，就打起来了就，而且你看啊，NBA 的篮球也有冲撞，也有什么，但是你会看到足球动不动就急呀，你看这这球员就要打起来，就是他那个，我觉得他潜藏着的这种暴力性啊，就是这个球一赢了还是—一输了，特别而且包括看球的人，你知道他总让我想起啊，就就是古罗马，古罗马的这个斗兽场啊，就是整个的观众围一圈，就这么看。 嗜血的那种感觉，这我也是一直在想，这是看球当中一直在想。这个这个文道今天来学哲学的，正好我想问你们：你们觉得人在看球啊，到底在看什么？他们为人为什么喜欢看球啊？他他他是在看什么？你有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我我我们人类的活动啊，简单的说是经济活动求利，那从经济演发出政治跟军事，第二类是宗教。 嗯，求信仰。嗯，第三类是科学求真，第四类是艺术。嗯，求美，求快乐。嗯，那看球到底是哪一种运动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更应该是你们学文学的人能够去去想象。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足球或者运动比赛，它是一种大众流行文化、大众流行文学。流行文学的特点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看通俗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也好。 它是有有一个扣人心弦的紧张的一个剧情的，嗯不到最后要不知结果的，然后里面要出现英雄角色的，然后里面要有悲哀的，但是呢是非常大众化，它有点像一个通俗剧，尤其世界杯，世界杯其实坦白讲不是最高水平的足球赛，对，但是它好看，就它像连续剧。 对，它一个月就像一个月的连续剧，对，是不是？所以它整个就是一个电视剧，对，满足那个白日梦。没错，就是《权力的游戏》嘛，是，权力游戏嘛，这是几十国，是吧？哇，三十二国大战，对吧？最后谁封王？而且，所以我仔细在想，实际上最本质的，那个观众看的时候是一种审美运动，嗯，是一种艺术，是艺术。艺术理论里边有一种叫内模仿，嗯，就是说那、要解释呃。 那个希腊的柱子，书，看着是满足人的心理什么，我就想起我每次讲到呃理论课讲到内模仿的时候，我就想起看足球，只要一方把球快带进禁区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脚啊，嗯，胀就想踢这个五个五个脚趾给抓起来了，对不对？你你 <laughs> 而且这是不自觉的，每一次他靠近球门的时候，我们的脚都在对着咖啡 table，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这这是一个生理的本能反应。 所以它本质上应该是一个审美运动，一个一个有内模仿的一个核心组成，但是它又赋予大众的艺术形式有情节，然后满足一个白日梦。这个白日梦就是让好的人赢。你看，让应该像些优秀的人赢，这是一个那个，就像武侠小说说，大家公平比赛，最后最高的人赢。可是现在。 世界杯成为目前这个碎片化的全球化的世界的唯一一个引起全世界这么共同关注的世界，它又变成了经济活动，你看很多人在赌球，它又变成了政治活动，对不对？这个大家代加了国家民族符号，甚至在南美它变成了宗教的意味，嗯，很多国家。所以我突然发现，足球好像是把人类的各种活动，其他都能够分。 现在这个整个世界杯就把人类的各种活动全聚集在一起，我这是。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讲这个足球是公共梦想啊，我再给你加一道，这个公共梦想底下还有公共欲望，我还是觉得它它有。审美背后一定。审美背后它有一种啊，人看我还是讲古罗马这个斗兽场，其实你有没有想象过？ 过去的观众啊，比今天的足球场上的观众，我认为还嗨十倍。为什么？你想那个时候两个人呢，两个人拿着刀当场就死啊，就是，然后也都像明星，有梅西啊，那个时候的角斗士啊，这个观众也有粉丝啊，你知道也有粉丝啊，就看着自己的偶像。但是人类这野蛮时期，他是真杀呀。你想在古罗马斗兽场上那发生过什么？但是现在文明化了，文明化了，他哎。 他，但是他，我觉得这种欲望，所以我老觉得足球完了容易烧汽车。你看，一没赢了，阿根廷、巴西一输球，他这个球迷，他心里的这个东西啊，既希望，但就失望，他无处，他他无处发泄。但这个东西也跟你整个国家的成熟程度相关。比如说，这次巴西，我觉得你比起一九五零年他们那个马拉卡纳惨案，你觉得这回巴西人非常成熟，就大部分巴西人都没问题。 都都欣然接受，当然很失望、很沮丧、很难过，但还懂得开玩笑，还什么？阿根廷我觉得不太一样，阿根廷是希望更大，因为更大。可是呢，我想说的是，你刚刚说的这种欲望啊，我们知道足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对，其实英国的这个足球更早的时候呢，中世纪他们就已经在踢，但那时候就非常暴力，对，那时候是出了名是农村农民玩的东西，常常头破血流。 那么后来呢？是直到英国的贵族学校，什么哈罗德公学、伊顿公学这些学生开始玩足球了，就想把它文明化，开始把它变成绅士运动，就开始制定规则了。所以现代足球跟以前足球最大的分别在哪？我们老说英国不是发明各种各样的现代运动吗？乒乓球，它最重要的点就是制度，fair play。 对，规则高于一切。你比如说，像很有名的那个传说中，我忘了叫什么名字，把足球带到巴西去的那个小孩，啊，就有一个人就是最早是英国人对，英国人带过去。那那个小孩当年从英国念完书回巴西，他们是移早就移民了嘛。然后他下船的时候，他爸爸就说，哎呀，儿子接他儿子学成归来了，怎么样？回来做个工工程师什么？问他儿子，你学了什么？我学了足球啊？这什么玩意？看他手两手抱一个球。 但一直都说什么，他不是带着光带着球回来，他还带了一本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足球规则手册，这个才是使得现代足球成为现代足球的东西，不是那个球，是那本手册。哎，那这样讲的话，我倒又有点刮目相看，中国民众那种。 看戏的热情了，这跟我们不相干的一个比赛，我们踢得又这么差，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半夜起来看，那是不是不仅仅是看一个球，而且是有些游戏规则，有些这游戏规则就是它里边有很多道理，其实。 球赛里边有很多道理，而且谁都是平等的，对不对？而且当是，他这个小国可以翻上来的，他这个规则呀，也能反映出啊各民族的特点。嗯。比如说最早英国人传到英英国人传到巴西的时候啊，其实你看这有点英国范儿。据据说呀，踢球也是比较讲这种团体配合或者这种传呐传球啊， <clears throat> 都是这种。但是玩到巴西的穷孩子手里啊。 他把足球玩成了玩具，他玩成了一个一个玩具，他也在这规则里。但是大家一看，哎，巴西人怎么玩出了这样？